我得了短暂的失忆症。对，你就是要这么说。 <laughs> 好了好了，我们假装是别的小孩啊。 <coughs> 嗨，多莉，你好啊。 <laughs> 你想不想玩捉迷藏？好啊，我喜欢。我们躲，你数，然后来找我们。 <laughs> 好的，爸比。哦哦，不是爸比，我是想要跟你做好朋友的鱼，好吗？爸比。不对。在躲喽。 你数到十。一、二、三、嗯、四、嗯，我喜欢沙子，湿湿软软的。嗯，我可以跟他们玩吗？多莉，多莉，多莉，小心肝。多宝贝，暗流来了，宝贝。记住，宝贝，千万不可以靠近暗流哦。好了，宝贝，还记得那首童谣吗？ 看到了暗流要怎么做？跳高。哦，哦，是糟糕，好吗？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暗流要怎么做？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暗流？还有你找到暗流？暗流？我们看到了暗流。 <laughs> 我要忘记了吗？没没没关系，不要放在心小心肝。 万一忘了你们呢？你们会忘记我吗？哦，小心肝，不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多莉，而你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 <laughs> 听到了吗？什么？听到什么？史丹，我听到有人说有人吗？谁？我没听到谁说有人。不知道史丹，我就是听到有人说有人吗？你看这里有好多鱼，不管是谁都有可能会说有人吗？那里？哪里？那里？那里？在那里？你要我看哪里？那里。哦。你好，你好。哦，你好。我的妈呀，是个孩子！你好，小朋友，你好。在这边，你好啊。嗨嗨，我是多莉，你们能帮我？ 我吗？哦，嗨，多莉，呃，多莉，你迷路了。是啊，你你的爸妈呢？嗯，我不记得了。哦，呃，我们找找看啊，呃，这些云里有你的父母吗？嗨，我是多莉，你们能帮我吗？什么？啊，哈哈，啊，宝贝，刚刚你说过了。嗯。 有吗？啊，对不起，我得了短暂的失忆症。哦，真糟糕！短暂的失忆症。好吧，那你在这儿等一下，好吗，小宝贝？是的，是的，是的。怎么怎么？该做什么？小可怜走丢了？我不知道。那我是说，你得想办法。你让我怎么办？他什么都不记得。哪里都可能是他的家。哇，今天你还真不帮忙了。我只是，嗯，多利宝贝，不然我。哦，他走了。多利。那可不。 多利，嘿，多利，多利，多利，我是多利，家人不见了，你能帮我吗？我不是多利，我得了短暂的失。 帮我吗？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哪？这呃，说来好笑，我忘记了。哦，宝贝要跟我们一起游吗？这是我今天听到最窝心的话了。呃，大大概吧。呃，我不记得了。总之，谢了。不过 <laughs> 正在找人。哦，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嗨，我是多利。我说错话了吗？开玩笑的。 好吧，好吧，你不会回来了。我正在找东西，而且我，好吧，我能理解。约会，好好玩。呃，不管你想要找什么，都希望你找到。我们都是知道找什么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吧，我们改天再一起玩，别像陌生人哦。陌生人。 我，帮帮我！小心！啊！哦哦，抱歉，我我没看到你。他不见了，他不见了。好了，没事了。不，他不见了。没关系了。他不见了，不会有事的。不不，他们带走他，我必须要找到那艘船。船，嘿，我看过一艘船。真的吗？是啊，这边，他往这边去了，跟我来。谢谢，谢谢，真的非常谢谢你。 他踩就流口水了，嗯，今晚把手给我，我来修理。哎，马林啊，嘿，马林，我刚刚……哎，玻璃，起床时间还没到，你得再回去睡。 记得海葵会蜇人哦。对，好，抱歉，回去睡，回去睡。嘿，马林，快回去睡，回去睡，非常简单，睡，回去睡。嘿，马林，以前我不睡了，好吧？你想做什么说吧。以前我们在找东西的，尼莫。对，那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当然了，昨天发生的事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反正呢。 我认为旅途中最可怕的就是那四只鲨鱼。等等，我记得只有三只啊！不对，不对，绝对是四只鲨鱼。可是上次你说是三只。儿子，我们哪一个横越了整个大海？是尼莫。不过我们也横越大海去找他了，所以呢，应该是他。他说的也确实没错，对吧？哇！ 你来啦！你差点错过校外教学。校外教学哦，我爱校外教学。我们去哪里？你没跟他讲啊！我说过啦。呃，多莉是雷老师，他呃，他今天要照顾的学生太多了，所以呃，你今天最好还是不要跟那一些呃学生们去吧。哦，为什么？这因为呃。 有时候你蛮能记住事情， <laughs> 那件事我倒是记得。对， <laughs> 好吧，记性差不能怪你，但他却会让你乱跑。嗯，李老师真的没有时间去担心呃乱跑的鱼。是啊，换句话说，他的人手不足。好可怜，他实在太辛苦了。你了解吧？我完全都了解。那好，好，他要我跟在他身边当助教。呃不，不是那样的。哇，我好荣幸哦！以前我以前从来没有当过助教。李老师。 帮手来了，哦，好，没有问题。好了，孩子们，好了，孩子们，就是今天了，就是今天了。今天校外教学要学的是刺轰的回游，刺轰的回游。好，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回游？快呀，你们一定知道的。回游的目的是为了要回到床上。对，不对？不对。不，回游的目的是为了要回家。回家。 你来的地方，你来的地方，谁能跟我说他是哪里来的？我就在大岩石旁边，我家里这里有三个珊瑚洞，我要干嘛了海藻。你在哪里长大的，多利？我，嗯，不知道。我的家人，他们在哪？我能帮你吗？ <laughs> 对不起，我又忘记了，因为我得了。 既然得了短暂失忆症，怎么记得你有家人呢？好问题，好问题。我能记住某些事，是因为嗯，他们合理。像嗯，我我有家人，我知道，因为我一定是从哪里来的，对吧？每个人都有家人。我也许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长相，我甚至可能可能没办法再找到他们。可是嗯，我们在说什么？妈咪跟爸比，妈咪跟爸比。对，我们为什么要说妈咪跟爸比？哦哦，那门课啊，哦。 干嘛找我？好吧，你们好像蛮小的，不过嗯，好吧，是这样的，孩子们，当两条鱼恋爱的时候，好，你可以停啦，上来吧，探险家们，我们现在要唱回游的歌喽，奇。 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哦那里我在这太阳地温一下太阳温度咱就晒到谁好孩子们啊别靠近悬崖好冬天到了快点大家别靠近悬崖好了太远了太远了快点快点回这里来快回来好 我要大家注意听我说。好了，注意听。红鱼经过这里的时候，红鱼他们会经过这里。我们大家要当心什么呀？所有的人要当心什么啊？嗯。暗流。没错。没错，就是暗，善流。因为游动的时候产生的水流很强，要是你们不小心，有可能被拖进。老师。 赤红怎么知道该往哪里去？那就叫做本能，你莫，它让你的内心有种很熟悉的感觉，不听它的不行，像一首你们都会唱的歌。现在我准备要唱喽。 遥远又奔波，只为能回到家。哦，跟着心走。 是什么？什么事？呃，我也不确定，我还感觉得到他。好了，谢谢你，雷老师。好了，加油加油，记清楚一点，别跟多莉一样。多莉？嗯，不晓得。我，等等等等。啊！哦哦，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哦，我想不起来。那是一件，那是呃，哦哦哦，那是一件关于啊那个叫做莫末路上的宝石。我的是二。 我记得我的家人，他们就在外头，我得去找他们。嘿，你们得帮我，嘿，嘿，有人吗？嘿，都到哪去了？有人吗？多你们到哪去了？你才到哪去了？我爸妈，我记得他们了。什么？你记得什么？我记得他们，我爸我妈， <gasps> 我有家人。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快走，我们快走。不不，这太疯狂了。你到底想要去哪里？要去要去加州？哎。 宝拉湾，加州莫洛湾上的宝石。对，不，多利，加州在海洋的另外一头。那我们最好赶快走。怎么每一次我们在珊瑚礁的边缘，就会有人想要离开？难道就不能好好看风景？你怎么还能看风景？我想到我的家人了耶！不不，我们不做海洋旅行了，那种日子结束了。当初会做那种旅行，就是为了不要再那样子旅行。可是我下。哦，着多利，拜托，我只知道。 我想念他们，我真的真的想念他们。以前我不知道那种感觉，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是，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不要再忘记他，我的家人就在某个地方。 拜托，马林，我我自己找不到他们，我会忘记。拜托，帮我找我的家人。对爸，你可以带我们大家越过海洋，对吧？不行。不过我认识一个人。哇！太棒了。 错很酷，对吗？不，我是说我要吐了。这是加州洋流兄弟，劲道可强着呢。冲浪了，兄弟！哎，兄弟，如果你要吐，帮我一个忙，到壳子后面去，伸出头往外面吐吧。我没事，快了。完全正确，小五。那现在我们要到大西洋的胸针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是？要到莫鲁湾上的宝石。说的对。 记忆很陌生，没什么把握。不过他们应该大部分是蓝色，也许带点黄，应该没错。另外，我相信见到了面就会认得一家人嘛。只不过和月海洋应该是一件只能做一次的事，一次。加州没落湾快到了，兄弟。去找我的家人。走走走走走。来，你听我啊 喂鱼，愉快。 <laughs> 可惜我喂完了。哦，感觉好熟悉哦。妈，爸。多利，等等，等等。妈，爸。请别大吼大叫，你真的以为你的父母会飘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吗？这我不我不晓得，但试了才知道。妈，爸。大声一点，多利。妈，爸。 什么声音？等等，我我我以前听过，我记得有人说，嘘嘘嘘嘘，是很好，那是我一分钟前说的。拜托，你们看到我爸妈了吗？他们叫做珍妮和查理。珍妮和查理？什么？珍妮和什么？他们的名字，我爸妈叫珍妮和查理。珍妮，我们不能先花点时间想个办法吗？ 你疯了！你，抱歉，他他有点激动。珍妮，查理，杜立，心里在大叫。刚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么做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你不明白，我想起我爸妈的名字了。珍妮，查理，杜丽，这些螃蟹是在地人，他们要我们别吵，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会吵醒可怕的东西。你是指有一只大眼睛、有触手、会咬人的东西？你说的也太贴切了，不过差不多。是的，整体来说，你不会想要。 哦嗨，我的妈呀，好吧，这是个误会，我们会走开，放过我们，我们就膜拜你，给你盖一个，嗯，你喜欢喜欢纪念碑吗？ 尼莫，对不起，好吧，对不起，好吧。 <gasps> 我的妈呀！尼莫，你还好吗？说别吵，你做的够多了。有吗？哦，糟糕。可是我我可以帮忙，我我可以，我我去求救。知道你可以做什么吗？你到那边等我们，到那边等，然后忘记。啊，你最拿手了。说的对，我怎么会以为我做得到呢？找我爸妈，我做不来，真对不起。 我来帮忙，我没事，我我现在去求救，好吗？好吗？我做得到，我我会，呃，没没没有事的。林默，拜托，有人吗？拜托，有人吗？谁都好。你好，你好，我是海博馆馆长。哦，嗨，馆长，我我需要帮忙，请跟着我们一起。哦，好，好，好。 探索太平洋的各地美景，跟其中的奇妙生物。馆长，馆长，你在哪里？多璃找到你了。嘿，找到帮手了。馆长会告诉我们这是哪里。小心！哦，快看！都不尊重海洋生物。马林，尼莫。不不不，怎么又来了？又来了！把他带回去，看他还好吗？多利，多利，别担心，多璃，冷静。 找你，并欢迎来到海洋生物博物馆。我们的信念是救援、治疗、复健跟释放。 你是科学家哎！别这样，好玩啊！哦，完了！好好好，这是我没事，只要想办法离开他们，然后要是可以，你要镇定，镇定。 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要想开点。嘿，你，转圈圈呢？哦，谢天谢地。嗨，我是多利。我叫七条狼。你病得多重？病，我病了。不然你怎么会在隔离检疫站？哦，糟了，我剩多少时间？我得去找我的家人。好了，你先不要慌张。哦，不妙。什么？怎么了？怎么回事？啊，那是什么？不是个好东西。那是把不能适应这里的鱼送走的标签。他们要转送到永久安置的机构，是个水族馆。 在克利夫兰，这里的鱼可以回海里去。克利夫兰的鱼永远留在水族馆。克利夫兰，不，我不能去克利夫兰，我得到加州莫洛湾上的宝石去找我的爸妈。你到了海洋生物博物馆，加州莫洛湾上的宝石就是这里。原来我是在这里，那我爸妈也在这儿，我得去找他们。你从哪个展览馆来的？等等，我从展览馆来的，哪个？我得赶快去。啊，那就难了，孩子，除非。 哎呀，行不通，太疯狂了。什么意思？赶快说，我很疯狂的哦。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只想得出一个办法帮你找到你家人。要是能够好，好办法，你带我去找他们。我怎么没想到呢？走吧。呃，不不不，要是我贴你的标签，就能替你上转送卡车，你就能回到里面找你爸妈了。你只要把标签给我就行了。标签？ <gasps> 我的室友标签呢？ 你怎么能忘记你的旗上面有标签呢？哦，不对不起，我，我得了短暂的失忆症。你不记得刚刚我们说了什么？嗯嗯，没印象。我，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嗯，你要把标签给我的。哎，我蛮喜欢他的。你和他做什么？我才能去，我才能去克利夫兰。克利夫兰？嗯，听说那是好地方。你为什么要？因为留在这里，我就会被放回海洋。我对那个地方有极端不愉快的回忆。嗯。 我只想一个人坐在玻璃箱里，没有别的。把标签给我，拜托，别碰我的标签。听着，我不是工作人员，我也没有这里的地图。地图，好主意，你带我去找地图，我再弄清楚我爸妈在哪。好棒哦！好吧。 如果我带你去找你父母，你就会把什么都没有。嗯，我我把这个标签给你吧。好主意。确定我真的是那么说的？到那边等我，然后忘记你最拿手了。对，爸，我那么说是那么说，多莉就游向海面，结果就被抓走了。好了，我不想把整个过程再听一遍，我只问这个部分，因为好，要是我说了。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说，那那其实是在称赞他，因为我叫他等，然后说你最拿手了，所以我我，哎呀，都怪我，都怪我害他被绑架带进这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万一他是餐厅怎么办？哎，你们两个闭嘴！对，我们要睡觉，你们打断了我最爱的梦。是你躺在这块石头那个梦吗？对。哦。 不错哦，对啊， <laughs> 我就是啊。呃，对不起，两位，我们他们是海狮，他们是天生的掠食者，随时都有可能扑过来。他们不像你说的那样，他们就是看你好骗。快，快到我后面去，我来负责跟他们说。对不起，我们担心我们的朋友。那是一家餐厅吗？兄弟啊！ 那不是餐厅，你朋友没事啊？是吗？那是一间鱼医院，海博馆馆长说他会对救援、治疗、复健再释放进去，马上就出来了。我们有经验，鼻子长寄生虫，明显症，全治好再放我们出来。哦，谢天谢地，对，没事的，一点都不用。 阿杰，赶快下去，下去，跟你说几次了，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你一点都不用担心，那里叫做海洋生物博物馆，加州莫洛湾上的宝石。他没说错，看来多利不只是能忘记事情。谢了，尼莫，谢谢你了。那我们要怎么进去？等等，你们要进去海博馆？当然要进去，我们朋友在里面，一个人很害怕，他一定他一定不知道该做什么。哦。 <laughs> 我们有办法，真的。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不太妙。快到了吗？小声点。七头狼，我真高兴遇见你，感觉像我命运。我已经讲几百万遍了，这不是命运。 哦哦，我以前讲过命运吗？对不起，一定是快见到我爸妈了，所以太紧张。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见过他们了，那是因为呃，因为我得了短暂的失忆症。好，别讲话了，好吧？我不爱讲话，我不喜欢聊天跟问问题。还有，你好吗？哦，很好啊。你好吗？我也很好，好喂，谁都不好。哦，很好啊。你好吗？啊，记得吗？有地图哎。嘘，说好了让你看地图，弄清楚你父母住哪里，然后我去克利夫兰，懂了吗？懂了。你前半段说什么？啊。 什么？章鱼又逃跑了！哇哦，你看这么多展览馆，逛一天怎么看得完？太离谱了！选一个，好吧，啊。哎呦，那叫所有人都注意点！真是的，本来今天应该要把那只章鱼放回大海的。哎，当然没看到了，要是看到不就找到它了？系统呢？你在这里啊？快一点！好了好了好了，儿，第一个字是儿，儿什么区？儿 儿童体验区不，不要小孩，小孩会抓东西。我不想为你再失去一只触手。你少了一只触手，那么你不是八爪章鱼，是七爪章鱼。我记性不好，但我会数数。快一点！好了，深海探险。哎，看贝壳。 <gasps> h 看贝壳。 <laughs> 爸比，这个贝壳送你。太好了，多利，你又找到了一个。有吗？哦，有有啊，你越来越厉害了，多利。 看看贝壳，嗨， <laughs> 我去那里。对对，没错。我喜欢贝壳， <laughs> 没错，宝贝。你能再帮我找一个贝壳吗？紫色是我的最爱。 <laughs> 妈咪，啊，妈咪。 紫色贝壳，紫色贝壳，嘿，七头狼，我家有个紫色贝壳，那又怎样？这里半数的展览馆都有紫色贝壳。你不了解，我想起他了。紫色贝壳是他的最爱，他哥哥小的样子很可爱，我爸也。你这烂记心会害我们被抓，还觉得这是命运吗？七头狼，我们得去找我父母。安静。 我是卡罗，我想我可能找到那只失踪的章鱼了。完毕。都你害的。对不起。不可能更惨了。嗯，命运啊，命运！出来。接头了。好了，安静。我有预感，我们该躲到水桶里面。我我说真的，上面写命运，而且它。不不不不不。我们得进那个水桶。我才不跟你进那个水桶！我要要不要不要进那个水桶！哎。哦，大家好，我要找我的爸妈。 哦，好办法，装死。啊，对不起，我得眨眼睛。你们怎么让眼睛睁那么久啊？哎呀！伙伴们，不太妙哦。 我们下一个客人已经在这里很久了，他是一只金鲨，名字叫做命运。命运， <gasps> 真的？你们会发现它近视很深，没办法在环境中游动自如。哦，它就要出来喽！命运， <gasps> 运是金鲨？ <laughs> 等等，什么呀？嗨，你好啊，你能帮我？ <laughs> 好吧，我陪你游。 对不起，嗨，哦，什么人？是蓝胖胖在讲话吗？你能帮我吗？我跟家人失散了。你跟家人失散了？对，说来话长，而且老师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嗯，我真叫人难过。你好，抱歉，游的不太好，没办法看清楚。哦，你游的很漂亮，真的，我从来没看过别的月亮游。谢谢你，不用客气。等等，再说一次。嗯，不用客。 多莉。对，多莉。对，多莉。对， <gasps> 多莉。对，我们以前是朋友。不会吧？多莉是我，命运。你认识我？当然，我们小时候用水管聊天，我们是管友，是吗？ <gasps> <laughs> 哦，你好漂亮。那你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喽？对，你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 <gasps> 那我父母在那里喽。我们快走，你能带我去吗？啊，金鱼在这里还蛮难活动的。你们小声一点好吗？我头好痛。那是谁？是我林。 据丽晶，他头受伤被送进来。我知道你们在说我，蜜蜜。他以为他不能用他的传声定位，可是我听那些医生说，他根本就没有问题。你说的每一个字。什么是传声定位？丽晶的头是可以发出声波回声，能够帮助他找到远处的物体。哦，不过很显然，他还在康复中。我知道你在说我。 我真的不能传声定位，听不下去。我的头被狠狠的撞了一下，看它肿的有多大。你的头本来就大，你是白金啊！传声定位，哦，这这像是功贝利史上最强眼镜吗？什么什么眼镜？有点像你喊呜，就看得到东西。我怎么会知道？哦，那倒有意思。找到你了，七头狼，听好，我们算扯平了，带你找到了地图。 把标签给我。等等等等，不，我知道我父母在哪，他们在嗯啊叫什么的那里，嗯，是不是叫太阳区？大洋区。哦，大洋区。大洋区，我知道他在哪里。那个展览馆的位置旁边就是。我不在乎。别激动。如果你想到大洋区展览馆，穿过水管就可以了。穿过水管很好。穿过水管？对，左转两次，直直游就到了。哦，要转好多方向耶，真是。你记住了，七头狼很很多。哦，对。那好，我们走。 我不跟你去，我太大，你得一个人去喽。嗯，嗯，那那我，可是呃不行，因为我我没办法记住方向。 <laughs> 那很可惜，但是说好了，你想要找你的父母，那样才找得到。把标签给我，七色狼，我我不能自己进水管，我会忘记怎么走。不关我的事，标签。我不能走那条路。那很抱歉，没有别的路了。没有别的路了。 <gasps> 别的路了，不急不急，不要慌，没关系，因为人生不是每件事都很容易啊，对不对，查理？对，妈咪说的对，太困难的时候，多利你就该放弃。查理，笑话，开玩笑的，我讲笑话， <laughs> 笑话，哎，小心，血性发威喽！笑话，我懂了， <laughs> 懂吧，小心肝，总会有别的出路的。 <laughs> 谢谢你，阿皮。 谢谢你，爸比。不对，我爸说总会有别的出路的。啊，没有别的路了。大洋区，大洋区，大洋区，大洋区。呃，我很确定是那边那栋建筑，画的不清楚，而且圆圆的，像李金的头。等等，什么？有别的出路，的，总会有。 <coughs> 那里，各位，跟我来，我知道怎么去太良区。大洋区都一样啦。呃，两位，两位，你们知道我游不过去，对吧？ 这样怎么能让我们到里面去？你们在做什么？当然是叫他过来喽。叫他过来？叫谁过来？两位，这是贝奇。用飞的？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最新消息，听着，跟他说谢了。你们已经帮了非常多的忙，真的。但是，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像游泳，那才是我们的强项。 听着，你们的朋友要被关在隔离检疫站了，生病的鱼都关在那里。进那个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贝奇。啊！哈哈哈！呃，嗨，贝奇。哦，停！我们叫他尖嘴，这样好疼哦。他喜欢你哦，吧？喜欢。我看那两只鱼应该被关到隔离检疫站。你今天有空吗，亲爱的雷贝卡？贝奇你呃，你有空帮忙吗？ 哦，他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让他对你明印在心就好了，兄弟。明什么？明印在心，看着他的眼睛说，他就会跟你同步了。现在，看他眼睛。对。嗯，一诺，我想我们得找个替代办法。我们要坚持待在水里，不能飞上天，因为这只鸟，这只鸟，这不是那只鸟。不用了吧，因为这时候多利早忘记我们了。你说过，他最拿手了。 好，呃，好吧，看他的眼睛，哪哪只眼？随便选一只，兄弟，贝奇。啊，如哦，如如如，贝奇，啊，好吧。 我很有意思，哎，费奇，费奇到底要怎么带我们？哦，对，我差点忘了。阿杰，对，阿杰，过来，孩子，嗯，快点，阿杰，前途给我们就让你做那块石头。对，阿杰，挂保证，嗯，很好，慢慢画过来， <laughs> 来呀，没问题的。 很好，不要刮到屁屁哟。非常谢谢你喽，阿杰。好好的享受这块石头吧，很舒服对吧？时间到去，下去，下去，下下下下。不不，太疯狂了，我的耳根子怎么老是那么软呢？祝你们好运。 一下令你就要知道，我就要见水花，发出讯号。请就位，还没到，还没到，走。要等命运发出讯号。你你知道吗？我实在不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意思？你费那么多功夫，就为了找几条鱼？要是我有短暂的失忆症，我会直接游进大海，忘掉所有。可是我不想那么做，我我要我的爸妈。不要孩子，我不想替任何人操心。你运气好，没有记忆。 没有烦恼，没有记忆，没有烦恼。还没到，还没到，时间还没到就不用说，时间到了再说。到了，可以了，预备，等等。可以了，等等，你耍我啊！好了，等我数到三。别数了，直接说走。走，快快，快去快去。哇，你快看，我是说，来了。走走走，序号来了。千万记住。 命运说要沿着指标到大洋区展览馆，我看不见，所以寻找他得靠你了。知道了，沿着指标到大洋区，我准备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沿着指标到大洋区，沿着指标到大洋区，嗯，右转，沿着指标到大洋区，沿着指标到大洋区，沿着指标到大洋区，左转，沿着指标到，大洋离人类远一点，好吧？尤其是小孩，我不要他们摸，我。不要闹我嘛！ 哦，小可怜，我来帮你捡，捡到！哦，天哪！往哪边走？往哪边走？哦，抱歉，好吧，我想要找，要找。叔叔，佩急，放哪里都行，没关系。等等，我想他在找上过的地方。他糊涂了，尼莫，你应该看哪里，他都不知道。 <laughs> 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贝奇贝奇，你做什么？欧露，欧露露露！好啦，我要去某个地方，问题是哪里？老爹，看到指标了吗？我在看，我在看，好像做什么事就能找到我爸妈。史上最强，我知道，为什么知道？是另一个记忆。七头狼，我们得往那边走走走，左边。 听不见？好吧，好吧，好吧，新办法，我们得靠近贝奇，他才听得见。我想我们不该移动前走。尼莫，没有我，贝奇早迷路了。爸，相信他了。相信他，好让他完全忘了我们。相信贝奇。你相信贝奇？贝奇在吃杯子哎。贝奇，贝奇，公主。 好，我们不再困在水桶里了。我或是隔离检疫站。海套宝宝脱口秀现在开始。啊，是了，海博馆馆长，好，谁想要认识我们的海套？要找史上最强眼镜，要找史上最强眼镜。 <gasps> 海套，欢迎，要尽情拥抱了，尽情拥抱，我加入。这是哪？ 靠近大洋区了吗？嗯，是大概吧，不晓得。我看到另一个指标，所以什么？什么其他指标？那个指标是史上最强眼镜。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为什么要跟那个指标走啊？这，嗯，我记得是跟他。不不不，你弄错了。 够了，够了！你浪费我的时间。等等，不，转送卡车天亮就出发，我不能错过它。等等，标签给我。不不，我记得那个指标。所以呢？所以，我记得的越来越多，我的记性好像越来越好了。我想我们该不，你的记性根本不行，你什么都记不住。当初可能就是这样，你才会弄丢你的父母。 <gasps> 好吧，停止，我们先冷静一下，把标签给我。 你知道吗？你虽然有三颗心，心的确不太好。三颗心？你在说什么？我没有三颗心。有，你有？没有，就有？没有？有。别再说了。小常识啊，每只章鱼都有三颗心脏，两颗把血液送到鳃，一颗让血液流遍全身。 不不摸，我要找气头狼。触摸，气头狼是章鱼。触摸，触摸，触摸。 是法兰克，你发火了，他是八爪章鱼，不，七爪七爪章鱼，没错，他是七爪章鱼，七爪章鱼，七爪章鱼，七爪章鱼，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爪章鱼，他伪装了，啊，七头狼，你这样，七头狼，我们快走。东丽，你在做什么？七头狼，啊，现现现现在呢？现在我打算永远待在这儿。好吧，好办法，啊，对不起。 对不起，七头狼，我没办法进了。宝贝，宝贝，当心，小心点。哦吼，走路注意一点。对不起，宝贝，对不起，我没办法进了。哦、宝贝，宝贝，你不用说对不起呀。知道你该做什么吗？只要，只要游泳。对。而且你一定能够记住它，因为我们要，我们准备啊，我们用它唱首歌。 只要游泳，只要游泳，只要游泳，游泳有用有用，该怎么办？就游泳！游泳有用游泳没教我的歌，我们常常一起唱，我我一直以为是我乱编的。什么歌？就是只要游泳七头狼，我们。 我们只要游泳。什么？别想到处移动太危险了。不，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害怕，但你不能放弃。跟我来。只要游泳，只要游泳。啊！我爸叫我尽管跳。啊！一定要跳，露行的痛。跟我一起唱，快点。我来了，妈咪，我来了，妈咪。停。回头，回头。就是捉住我。 戳戳弯，戳戳弯，过来喽！啊！七这是什么？啊！抱歉，没关系，谁都会那样，没什么好丢脸的。七头狼，啊，七头狼，你在这儿啊！哇，你你让我们逃出来了。 是哎，我让我们逃出来了。不过说实在的，也是你害我们进去的。但是不那样的话，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到这里。船身定位，船身定位， <gasps> 史上最强眼镜，我找到了。不不不，你找到那个。 你指的不是贝奇，对吧？我想念多莉。我也是。哦，老实说，我真的非常的担心他。他才是应该担心我们。要是他在这里，一定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都是怎么想的？他应该没有想过吧？他只会做就是了。那我们只好。 想一想哦，多利会怎么做？多利会怎么做？对呀，多利会怎么做？他会评估他的状况，然后他会推敲，然后他会分析他的选项。爸，那是马林会怎么做？对，我会那么做。他根本不会考虑，他会看着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就。 啊，进，血，喘气，啊，啊，你没事吧？对，现在多利会怎么做？谁是多利？哦妈呀！ 真高兴见到你，高兴见到我，我才高兴嘞！我好几年没有人可以说话了，好几年！哇哦，呃，可惜我们不能逗留太久，因为我们何必急着走呢？你们刚刚到，留一会儿嘛。 聊一聊你们的事情，这我很想，但是我跟我儿子得去隔离检疫有个儿子真好啊！啊，是不错。当然了，我没有家人，我跟一个扇贝交往过，很有意思啊。可是，可是扇贝有眼睛，他想要找个不一样的对象。开玩笑的，好，跟扇贝有眼睛没关系，是有，他们看见你的心灵，他们让你心碎。哦，贝贝，为什么我？现在多利会怎么做？跟我们一起探索大洋区。 神秘的海洋世界。好了，跟着我。你在杯子里。对，那我跟着你。等等。嗯，章鱼有三颗心脏。哈，真有意思。 我们我们到了，真的真的就要成功了。好，应该是这了，孩子，我我得去赶卡车了。等等等等，我有东西要给你的。哼。标签。标签。对。 我想，我应该会记得你的。啊，心跳一下你就忘记我了，孩子，三下吧。我倒是不容易忘记你。我爸妈真的就在下面了。呃，你还好吗？我准备好了。 是啊， <laughs> 应该是的。哇哦！他们在哪？在哪？在哪？好吧，好吧。对不起。啊。哦。 没有看到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打扰一下，看到一对夫妻吗？他们很老，不像你那么老，可能比你嗯还要老，好吧？拜，嗨，你知道谁走失了孩子吗？那个孩子应该就就是我，我不知道过了有多久，好吧？你再赶时间，嗯。哦，走路注意点。抱歉。 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拯救照顾过的动物都能回到它们原来的栖息地。贝壳，这样就行了。好，万一你走失了，多莉，沿着贝壳游就行了。看看贝壳！沿 <laughs> 着贝壳游。 带紫色的贝壳。妈咪，他将来会怎么样？没事，没事，珍妮。发了，别哭，妈咪。别，你认他，他能独立过日子吗？查理。哦，放心，没事的。妈咪，带紫色的贝壳。 检疫站了，他们要被送到克里夫兰。可是我我才刚到哎，我我得去找他们，他们不知道我在这不别紧张，到隔离检疫站很简单，从水管游过去就好了，宝贝。哦，哦，我没有办法。为什么？我会忘记我要去哪里，而且而且我不能待在一个没人能帮我的地方。那看来你困在这里了啊！别乱讲比儿，想的话就进去吧，没事的。 糟糕，你们，嗯，你们能告诉我怎么走吗？从水管哦，可以，宝贝，两左一右就到了，简单。 水管，管友，管友，管友，就是有有有。是啊，我觉得不太好。相信我，我不会让你撞到的。强。啊！哎呀，何必呢？我永远学不会转弯的。你要学，在这里学不会，到大海更不用说。你要很专心，好吗？强。萝莉是你。 没事，在睡会，儿。我帮忙在隔离间一找，难道多莉？丽晶，你得用你的传声定位。坏了坏了。别说了，快发出多莉讲的那个呜。我觉得我不行。别再说了，丽晶。呜呜呜！加油，丽晶！刚刚你怎么说的啊？要很专心。好可笑。丽晶，抱歉。啊，听到了，我们在这里。 什么什么？怎么了？有都西了，真的有，没错，我看得到格林检疫站，哈哈，这太神奇了，什么都看得到，还能看到你，我多我多，我的人生是彩色的，看到我了吗？ <laughs> 你们看不到，好吧，叫多莉向左转，左转，左转。 直走，直走，直走，呜，右转，右转，右转，呜，我头晕了，呜，等等，接收到别的动静，等等，我放大一下。哦，海神保佑，他不是一个人。什么？怎么了？看不出来，他就追他了。糟了，多躲！快游，往里边游。什么？哪里？右，右。 我我的右边，糟糕，他往他游过去了。不，多快回头！啊，还好，多莉，你又往我们游过来了。什么？你要我往右？不，不对，我我不敢看了。多莉，马利，亚，你没事？他在吃他。他正在活。 到了一个风蛤蟆，一直讲个不停。我们就慢慢后退，然后游进水管里，接着我们就开始找啦。狐对不起。好了，那是什么？等等，我得回答他。没关系，对不起什么啊？什么？你没事？耶！听到了吗？多利真的会讲金鱼话。听到了，很糟糕的记忆也回来了。我们赶快走吧。我看就。 走这边吧，跟我来，我们该回家了。等等等等，嗯嗯，我爸妈在这里，真的？你找到你爸妈了？这也不是啦，不对，其实还没有。不过嗯，我确定他们在。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找，我只知道嗯，要找帮手到隔离检疫站。对了，哦，我还遇见了一只七爪章鱼，臭别扭的，其实私底下人很好，而且他让我进到展览馆。展览馆。 多莉，你想我爸妈还会想见我吗？什么？为什么不想见你？因为我把他们弄丢了。多莉，你爸妈看到你一定会乐翻天，他们一定会非常想念你的每一件事情。真的？多莉，我们怎么找到你的？是那只蛤蟆吗？还是？不对，不对，蛇啊。不对，蛇孔吗？不对，什么？不是东西，不是。不是蛤蟆，我们找的很辛苦。 是尼莫想到多利会怎么做？你怎么会那么说？因为自从我遇见你，你就一直带我做我想都不敢想的事，疯狂的事，跟鲨鱼斗智，还跳水母，还找到了我的儿子。这一切全都多亏了你。真的，我不知道你那么想，还是我忘了。 不，你没忘记，是我明说过。我真的很抱歉。但是多利，因为你的积极，你很快就要找到你爸妈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就回家了。 是不是我们就要跟多莉说再见喽？对，尼莫，没错。 越快到克里夫兰，小心转弯。小心什么？好。 三分钟带大家进这个杯子，然后我就上卡车去克利夫兰，懂吗？懂了。哦天哪！ 随便选两个就好了，好了，开玩笑的，人家要团圆妈，爸，你们是我的爸妈吗？多莉，你真的是珍妮跟查理的女儿？对，没错，就是我。他们呢？呃，多莉，就在你失踪以后，他们以为你，他们一定以为你被抓到这里，到隔离检疫站了。啊哈！快会快啊！呃，所以他们来这里找你。 蓝经里，他们呢？多利，好多年前的事了。啊，他们都没回来。哦，糟了！要知道，鱼不从隔离检疫站回来的话，表示他们怎么样？多莉，他们走了。他们死了？他们一直在找你，确定吗？ 城令他们走了吗？多莉别慌，不会有事的。多莉，他们好爱你。不想到克里夫兰去的人，最后警告。多莉，你没事吧？你还好吧？我来晚了。多莉，不不，听我说。我没有家人了。不，多莉，你你别乱说。该走了。我我需要一个人。 他人呢？去世的朋友就要到克里夫兰去了。找到，我找到章鱼了。掉到哪儿去了？ 亲宝贝，你不记得我就帮不上忙喽。啊啊！你能帮我吗？我弄丢了。他们……呃，你能讲清楚一点吗？ 家都弄丢了，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是，我不能忘，我忘了什么？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是是什么？我是什么？他要走了，他要走了。他会走，是因为我记性太差，只会忘记，我会忘记，那是我最拿手的事。就是这样。 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多莉会怎么做？我会看四周，然后，嗯，那边只有水，这边有很多海带，海带好多，好吧。好了，现在呢？ 好多海带，看来一样，看来都一样，除了一个石头，在那边，这边还有沙子，我喜欢沙子，湿湿软软的。 很多海带跟贝壳。这边，我我喜欢贝壳，我喜欢。 你好，我是多莉。多莉，你来了，我的宝贝，的来了，让我看看你。抢到我们了，我不会再让你走了。失踪的女儿也来了，是你们，真的是你们。妈，你真的在这里。是呀，我干爸，你也是。我在这里，小心肝。真的很抱歉。什么？哦，宝贝，不不不，小心肝。 知道我有问题，我知道我，我好抱歉。这段时间我一直想变好，可是不行，我努力试过了，但是想法会离开我脑袋，念头会变，结果我忘了你们，真对不起。 <laughs> 多莉，多莉，别说对不起，你看，看看你多么棒啊！什么？你找到我们了？没错，你找到了。宝贝，宝贝，你想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待在这里？ 那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你会再找到我们。说的对，可是我以为你们走了，我们会离检一站去找你。但是你，你不在了。我们知道你一定是穿呃穿过水管出去了。穿过水管，没错，宝贝，我们跟着做了。从此我们就一直待在这里，我们留下来，因为因为我们认为你会回来，所以每天我们都出去摆放贝壳。 而你找到我们了，哦，宝贝，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找到？因为你想到了，你想到了，用你神奇的多力的方式想到了。是啊，全靠自己。哦，宝贝，真的？难道说，这些年来你都是靠自己过的？我可怜的女儿。哦，我不是都靠我自己。 马林跟尼莫，没有人看到多利吗？是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睁眼的瞎子？啊？哦哦，对不起，你能帮忙吗？不要，帮，嗨！爸，看，是多利。哦，谢天谢地，看尼莫，就知道他有办法。什么？嘿，多利呢？他跟你在一起吗？对不起，我想抓住他，可是我把他弄丢了。 什么？好了，我们走吧。结果虽然我会说金鱼话，他还是把我们吞了。还好我不在场，没看到。事实上，玛丽从来不相信我会说金鱼话，不过她多少都还算信得过我了。知道吗？我已经喜欢这个玛丽。后来我们找到尼莫了，还是他找到我的。不晓得，可是你知道吗？尼莫最贴心了，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丢下我。嗯，多莉会怎么做？那等我们见到玛丽跟尼莫，一定要好好谢谢他们。嗯，等等，等等，我认得这里。 你好，我是海博馆馆长。那里，请跟着我们一起。那是海洋生物博物馆。哦，你是在那里出生的？你朋友在那里吗？对，他们，他们困在什么东西里？他要，他要到某个地方。卡车，他们在卡车里，表示我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不不不不不。 多利会怎么做？多利会怎么做？快想，快想！我知道他们是你的好朋友，但是卡车的难度太高了。是啊，拜托，拜托！我只知道我想他们，我我真的真的想他们。我以前说过，嗯，多利，妈。 马林跟尼莫不只是好朋友，他们，他们是家人。我我得救他们回来，他们好像命中注定要找到我。懂我的意思吗？我命中注定另一个词是什么？像命运，命运，多利。早安，是是是是是是多利，出事了。找到了，他就在博物馆外面。 我们要跳了，跳！别跟我争。多莉，多莉，在你朋友的卡车要出发了。完了！不不不，糟了，快走！走吧，我们走。一，二，我没办法，我在外头活不成了。命运，你难道忘了我有史上最强眼镜？你有史上最强眼镜，我当你的眼睛，你当我的眼睛。 可是可是可是墙！可是海洋里面没有墙。没墙？这是你的命运，命运。那你怎么不早说？不，命运！等等，不，那是墙，墙！啊啊！妈，爸，这是我的网友命运，打招呼。多利，这些蓝泡泡是你爸妈，跟你一样哦。 你们好，我是丽晶，多丽妈，多丽爸。你好，叫我珍妮。好了好了，走吧，快去拦卡车。什么？什么卡车？ <gasps> 丽晶，状况报告。哦，对，我神奇的天赋。哦，找到了，卡车要转进公路，往南开了。哦，快走，一定要拦住那辆车。这，非不可。丽晶，我也是。妈呀，一定非常精彩。哦，做什么？阿杰。 你是不是疯了？下次别想了，安琪。真差劲。 <laughs> 丽晶，补充一下，什么状况？是遵命。你朋友还在卡车上。他们往北开，要过桥了。哦，看，那边有一群可爱的海獭呢，我要一只。 看到卡车了，他在那边。我们没办法上去的玻璃。糟糕，要是交通停顿就好了。交通停顿，交通停顿，所有人都得停。人会停下来看东西，看喜欢的东西，可爱的东西， <gasps> 可爱的东西。好，我想到了，什么？是什么？快点，免得我忘记。命运，卡车上桥之后，把我甩上去。了解。各位，跟我来。其他的人待在这儿。哇哦，哇哦。 多里宝贝，你不能再离开我们。妈咪说的对，你得待在我们身边。多里宝贝，到时万一那个万一你离开，怎么说呢？太久了，万一你一时迷糊，结果分心不注意了呢？万一怕我又弄丢你们。妈爸，不会有事的，因为我知道，就算我忘了，也会再找到你们。好，左边一点。 稍微回来一点，好了，刚好，去不要去，好了，去去，快去快去，按照你的想法做好吧。什么想法啊？好了好了，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萝莉会怎么做？车车看到车了，海踏在车子前面，车得停下来，交通停顿，激情拥抱。 上来，不过我想应该会坚持上。喂，谁？我是谁？你疯了吗？你怎么来的？多莉，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哦，我也是。只可惜我再怎么努力，就是忘不了你们。看来我太想念我其他的家人了。嗯。我们是家人。嗯哼，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是。 我知道那种感觉。哎哎，快点，快点下车！那不是你的鱼，是哦，糟了，我们的车。多利，那些车子开始走，交给我吧，你放心。 <laughs> 欧鲁，欧鲁，贝奇，贝奇回来，我们需要你，贝奇。哇哦！多利，跟着我。不不，等等，多利没跟。 我们佩奇，露露，欧啊！我们。多呢？你是谁？珍妮，尼莫。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多还在卡上。佩奇，去接多好了，孩子，看来要告别了。 不，什么叫不？我是说你不能去克里夫兰，你要跟我回到海里去。你怎么老是要破坏我的计划？你听好，我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不，那就是你听好，计划有什么了不起？我从来没计划，我计划弄丢我爸妈吗？没有，我计划找到马林吗？没有，我们有计划要认识吗？ 等等，有吗？你讲完了没有？好，应该是没有吧，因为最好的事情都是碰巧发生的，那就是人生。所以你要跟我到大海里去，而不是待在什么无聊的玻璃箱里。我能说话吗？我还没说完。我一个朋友，海博馆馆长曾跟我说，所有的一切只要三个小步骤：救援、治疗、复健，然后，嗯，还有一个。没错。那你怎么说？释放！释放！释放！释放！ 我本来要说好的，不好。丈夫他们要去哪里？他们快走，了，快点抓我的旗！想把门打开？他从外面锁住了。加油，多米，你必须！命运，命运，抢抢抢！狐狸，不，等等！李靖，他们往哪走？ 我该丢了，多利，结束了。不，一定还还有别的路。多利，你听我说，没有别的路了。可是，一定有别的路，总有别的路。没有了，多莉，我告诉你，这次真的没有别的路了。那那个呢？不会吧，真的有别的路？深信不疑，孩子。 怎么了？不管是什么，快下去！什么？认输吧，两脚的。好了，七头狼，你有七只手，嗯，不晓得，做点事吧。好吧，我们走。 我做对了吗？呃，车子在动，做的好极了。等等，等等，快走！快走！等等，等等，等等，我不是教你呃怎么开车，我又不会开车，没立场教你。可是，能开快点吗？啊！哎，把车还给我！我什么都看不见，要往哪边开呀？好吧，所有的车都往左，所以往左。吉曼街，爱雪比大道。 又是包威尔·行曼街，嗯，又是行曼街，什么时候才要向左转啊？没关系，我们只要知道怎么上车，就知道怎么下车。等你弄清楚了再告诉我。可惜我不记得我们怎么上来的。嘿，我认得他们，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右转，我转喽。 犹豫，往前开，往前，左左，不不不，右右右，开得好，七彩龙，注意看马路。哦，对不起，嗯，哦，碰到岔路了。哪边？海洋海洋，黑船！我每次遇到船就没好事。不过我哪边？嗯，啊，船在海上跑，右。抓好。没时间了，孩子，现在往哪边？ 好吧，我会想办法。我不，我不，我不知道。呃，怎会碰到什么？海鸥、七头狼跟着那些鸟。海洋在左边。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呜，等等。呜，又有动静了。是他吗？都没事吗？哦是条子，完了。好了，没事了。是海洋，就在前面，踩油门。这才像话。 什么叫哦哦？哦，完了，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七头狼，我要请你做一件疯狂的事。我很疯狂的。那就好。呜、没有路，完蛋了，他们要进鱼监狱了。呜、等等，呜、完了，呜、让开。我来了。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friends. 我们眼前看到的，代表第三个海博馆的任务，也是最后一部分：救援、治疗、复健跟释放。我是海博馆馆长，谢谢你们一起参观。 什么数数？嘿，其他人呢？哦哦，他们，他们丢下我了。不，不不，他们不会的。好，没关系，我会想起来的。刚刚我在做什么？我在嗯，我遮住我的脸，所以我想躲起来。好吧，为什么我想躲起来？等等，哦，我知道了。五六七八九十，准备好了没？我来喽！哈，找到了，找到了，哈哈，找到了。好了，小虾米们，该下课喽。好讨厌。 找到我！快进来，快进来！该上另一堂，别碰我！该上另一堂课了。任老师什么时候清洗完回来？要是他够聪明，就会尽量拖着不回来。他回来之前，我就是代课老师。好吧，孩子们，谁想要学习传声定位？没有人。 <laughs> 好啦，小心肝，好好玩。真是游泳的好天气，哈。好的，拜妈，拜爸。那我看我们回家去，然后到海葵那儿找吃的。 <laughs> 你来吗，多利？ 我哦，我打算到悬崖那边哦，好吧，怎么去悬崖？哦，那那那那是个好主意。对，我想要到那边去看风景。拜。 <laughs> 风景， <laughs> 你好好玩啦！就你一个，不不会迷路。 嘿，马林！哦，嘿，你好，德利。你在担心什么事吗？不不不不不，我很好，我没担心什么。怎么了？哦，我只是……你成功了！ <laughs> 你成功了，小心肝！什么？宝贝，你真的沿着贝壳一路回到家了？ 真的，我一个人吗？对。 <laughs> 知道这表示什么吗？这表示只要有决心，什么都难不倒你，多莉。真的，妈咪，我可以跟他们玩吗？ <laughs> 当然可以，快去吧， <laughs> 小心肝。对，我成功了。 真的很漂。 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 Has someone been? go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 Thank you. 上上上上上上去快点加油，小唐！一定行，一点就到了，很好。我真的快要吐了。好了，伙伴们，做得好！从此以后再也不会碰到麻烦了。都不尊重海洋生物。 现在呢？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laughs>